各位主内弟兄姐妹们，平安！感谢主，能让该社会继续学习到位，敬拜。感谢主，还能让我们有生命气息。星期五晚上晚间崇拜，跟今天早上这个主的崇拜，我是分享一样的题目，就是遗愿。也在这个讲台要跟大家分享我们的教会上一堂。 一个新的施工要开始，这是一个新的里程碑，让我们大家都在主里面同心参与建立，同心合意，我们为主做更美的侍奉。我们来做个祷告，感谢赞美亲爱的天父上帝。让我们再一次聚集在主面前敬拜主，我们歌颂主，你的厚恩大爱。 我们祷告主，祈求主你的亮光，主你的怜悯，主你的恩典，主你的平安，主你的医治，领导我们。主啊，我们要聆听主你自己的话。主啊，师傅这段时间，主你的仆人所要分享的恩高，主你仆人所要分享，让我们晓得主你的心意，在这个时代，在这个地区，我们为主做更美的侍奉。 容神一人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根据政府的一项调查，我们国家在独立以前，国民平均寿命是五零五五，但是独立以后到现在，我们的平均年龄是七十四岁。换句话说， 这六十多年来，我们是越来越长命了，我们都瞄了。当人越来越长命的时候，那意思就是说什么呢？老人越来越多了。我记得二十五年前我在这边做牧师的时候，三条路没有一间什么叫做乐龄还是老人中心，但是现在三条路这个地方最少有两间。 所谓“乐龄老人中心”啊，那意思是说，三条路的老人越来越多了。政府还说，到了二零零三年，我们马来西亚这个国家是一个人口老化的国家，而那个时候，佩州、槟州是全国老人人口率最高的一种弟兄姐妹们。 当我们看到周围，现在我们看到我们认识的人，甚至我们自己越来越年长，满离满老时候。第一，请问你如何看待别人的老？你又如何来看待自己的老呢？有的人说，教会老化，就这个老年期呢，事光没有办法发展。 有的人说，老人是负资产，没什么贡献，还要服侍他们，安排车辆、跟车员这些等等。哎，你有没有这么想啊？你是不是这么想啊？我告诉你，搞虚拟的总得虚拟我哈，你这个叫做什么？歧视老人，抗轻老人。那你自己老了，你又怎么看呢？ 我今天早上在墓外讲到嘛，一个老人问我：“牧师呀，找人哎好没嘞？”啊， <laughs> 八十多岁老人，牧师啊，找人哎好没？我就回答说：“好，感谢主。”不过下面的话我没有回答他。下面的话我想讲不讲了，老人家，找人那没好，难道可找对没？ 叫开咩？叫乌咩？所以老人，我们要怎么看待自己的老人？有些人说，老了，没用了，好人早就会在了。要那个，老了，没定了呢。你你是不是这么说啊？ 那我告诉你，如果你常常对自己这么说，你这个叫什么？自我歧视，积压肯定没去积压，积压肯定压。所以，我们要如何看待自己的老？我们要怎么去看待别人的老呢？我们要向我们的会主斯理约翰学习。斯理约翰有一个很好的习惯。 他每天一定写日记，一生都没有改变，所以他的日记今天印成书的时候，大概有好多本呢，你知道吗？他在一九一七九零年一月二号，两百三十年前一月一号星期五，他在他的日记写什么？外向啊，紧紧的写写老人的，爹。 炒搞卡，搞不好都没得过了。我给买酒啊，喝啊，我咯。我给带瓶酒，一拍钟，拍钟，拍钟，拍钟，拍钟，一天老钟。五十斤在一起，我那给我我个钱啊，不一不打，差不多每十斤啊。我像那多你跟喝少个我，我变多啦。 早先那大爷也变也没落去了。接着，你看他讲什么？然而，感谢上帝，外貌男的呀，外国公主，外国公主，外国下下主呀！你看，两百三十年前，卫斯理汉他写了这篇日记。 从这篇日记里面，我们看到一个事实，就是我们的肉体是渐渐的衰退的。我昨天才跟一个人谈的时候，我告诉他，你知道吗？我们是怎么渐渐的衰退？六十岁的时候，一年不如一年；七十岁的时候，一个月不如一个月；八十岁的时候，一星期不如一星期；九十岁的时候，一天不如一天呐。 我们的肉体是渐渐衰残，这是个事实，这也是不能够避免的这个阶段。但是我们看到，卫斯理汉翰，他很积极的看待自己的老化。求中不中了，感到没力没有了，没救活我了啊，他都讲。看待自己的老老化，然后他说感谢上帝，为什么？ 因为他有一个很正确的老年观，来看待自己的老，自己的老化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我们要积极的看待自己的老。平安健康，的看起来老，我就帮老人讲外国，不需要我妈那里找找来吧哟，我找来吧，让我在剃头那里哟，啊，我不要来做礼拜，做礼拜等一下我要小便，我说你来做礼拜。 一次小便是我们老人家的特权，知道吗？那提到哪里有？现在的老人得光啊！那过去我们天天提头去哪里？你也耐受起，因为净看龙的衣啦，是不是？我说你来做礼拜，你就是哪里有出去小便，没有什么不好意思，因为这是我们落地。有的老人家说：“我手没动哦。”我说：“你说我做手没动哦，以我们。 我红英压得坐来吧，所以细红英压得坐来吧，我讲嘛，啊，就你坐来吧，你们熬给我，啊呦，又上又上又上天几厉啊就中我啦，总好过一分钟都没有来呀，赞成不赞成？没有用啊，赞成不赞成？赞成，所以老不是借口，好像为死流汗，哎呦，求中我中我啦，莫你莫埋我了没酒花了。 感谢上帝，感谢圣灵，我挂出来外，感谢圣灵，我挂工具，感谢圣灵，我挂小撇，这叫做正确的老年观，积极看待自己的老化。我们自己要，我们要帮助其他的长者，也要正确的看待自己的老老化，有一个正确的这个老年观。你看大卫，他老了，他怎么说？他说：“除你以外，这你就是神呐。” 少年啊，丢了你以外，对天上我不了你。少年啊，丢了你以外，对地上我无钱了爱慕钱。我爱个女太，我爱个神道，妹妹妹妹，你魔力魔力好用我。但是，少年成我心底的个力量，成为个好花，得教人艳红。就个老娘大为谢佢啊，感谢咱们做。 那两句我讲的是真的，态度看家的老，就是真的讲出的老年观。第二，我们来看看圣经对牧羊老人，我们怎么对待老人？圣经有哪方面教导？刚才我们的姐妹带领我们读了利未记十九章三十二节，一节非常重要的圣经节。先来讲，第。 巴拉莫那个名声这这个圣经讲的白头发，那是指老人呐。现在的白头发不一定是老人，因为有的人真会找个爸爸了，哎，耳朵一模一样跟个爸爸了哈。那圣经里面说，在白发的人，就捞那个名词，你就可以那个，就是说你的态度，你的态度要正确，你的态度要对，然后又在讲。 也要尊敬老人，又要敬畏你的上帝，请你注意啊！这段这些圣经节，尊敬老人、敬畏上帝排在一起呀，那意思就是什么？圣经把尊敬老人、敬畏上帝放在一起，就是在告诉我们：尊敬老人就等同于敬畏上帝。你总给老人，就得敬畏神呢。 你买中敬老人，就能卖敬畏线呢。你敬畏线呢，你的那叫中敬老人然后圣经也给我们看到，现在和老人尊敬的地位，我们的上帝赋予老人很崇高的地位。老人做长老，年轻人都没有这样的机会。老人他是长老，有长老的尊荣。 他在城门口替人家伸冤、审理罪案，他为百姓解决生活上的纠纷，他可以做见证人，他祝福百姓。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到，老人的祝福是有力的祝福啊。然后圣经也给我们看到，长寿、多命是血来的恩典啊，是上帝的赏赐啊，以 懂得这些吗？你要感谢上帝！哇，去这回了，哇，八岁回了，哇，搞这一回了，感恩上帝，因为那是上帝的恩典呐，你知道吗？有很多人要你的这个年龄都没有机会呀，所以你怎么看待自己的老？当牧师这么讲的时候，你想看家了，刚谢笑呢？我有机会老，有的人连老都没机会呀，秦始皇。 还记得我讲这个故事吗？他要长生不老，他找人去找那些药物，长生不老的那个药物，药没找到，他都死了，才四十九岁。我们华人说五十岁可以做寿，他连一次的寿都没有机会做，所以你要感恩上帝。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，老。 是上帝的赏赐。同样，圣经也强调，保罗告诉我们：孝敬父母，哎，不论父母年轻年长，不论父母健康还是软弱病痛，孝敬父母是第一条带应水的诫命。好根班呢，现在谁父好呢？就是印水的呀。圣经里面讲到孝敬父母。 我讲，阿爸阿妈健康些，孝顺些；，板凳些，冇得医。阿爸阿妈有教诲，就好容易；阿爸阿妈冇教诲，没好容易。是你阿爸阿妈，你在那好容易；是你的父母亲，你就要是孝顺，而且上帝恩水必定赐福给你呀。还有，圣经也告诉我们，丁咛做年轻人的，你们要尊敬老人。 老人有老人的一些生理衰退的现象，常常忘记拿东西。嗯走到门口，哎呀，一件事情忘记拿了，然后走进屋子要拿，走进屋子了又空手走出来，不知道要拿什么东西了。啊，你怎么态度？你要尊敬他，因为他是老人，不要笑他。然后圣经也说什么？要顺服老人。 你看到老人脸上一条一条的皱纹，牧师也有了啊，这个叫做岁月轨道。你知道这一条一条的皱纹是怎么来的？那是他经历着人生各样的磨练、挫折、失败、苦难，还有成功等等，所刻出来的那个岁月轨道。 你们年轻人有没有光光的？你为光光的好啊！我样本人苦，什么事情发生你都不知道。当时这些老人很有智慧，一讲事情就知道前面就有这个可能。所以圣经里面什么要顺服老人，年轻人知道圣经里面讲了吗？要尊敬，要顺服老人。还有啊，马太福音有一个。 非常非常重要的教导，那是什么呢？耶稣告诉我们：，我们去关心，我们去照顾那些因为年纪大，那那个关心，那那九顾会心态啊，年会短，心态守悦，半点很多不便顾要那个老呢，那那个关心和九顾走完那个老呢。 受难的你，随后情绪难难。耶稣国讲，你咋的中按你给老年人情绪，就是咋的为耶稣情绪啊？弟兄姐妹们，你看圣经的教导吗？是这么看重老人的。所以，当我们看到长者，当我们看到年长人的时候，我们不可以有任何负面消极的，我们要尊敬他们。 因为尊敬他们就是等于敬畏上帝，然后我们要为他们做一些事情，因为我们坐在长者的身上，找的老人的形象就得找的耶稣的形象啊。我已经讲了，我已经说了，二十五年前我在这里的时候，三条路没有一间老人会所、乐龄什么中心这些。现在我看到街上有一间，好像旁边又有一间，我到了。 到到了这个父亲洋，那时候父亲洋就在大街也有一间，那都意思什么？老化了，老人越来越多了。那弟兄姐妹们，我们教会又做了什么？我们教会又做了什么？我们有没有为这些老人做一些事情啊？关怀这些老人，帮助这些老人，扶持这些老人呢？好，我们上一堂，我们决定要开设一间。 捞人会所，我给它起名叫做“遗愿”。遗愿，我们要透过这个会这个会所遗愿，我们要为主做美好的见证，也教导人，也告诉人，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关心，我们要怎么样去关怀老人呐？为什么起名叫做“遗愿”呢？ 颐是什么意思呢？颐养天年，颐是保养的意思。在我们这个医院的长者老人，他们我们保养他们，我们关心他们，让他们继续有健康的身心灵。愿那是什么意思呢？愿那是古代我们叫做皇帝还是贵族的那些园林啊。所以你只要看起这个遗愿，意思就是说。 我们要祝福我们的长者，祝福我们的长者。为什么要开设开设这个医院这个老人会所呢？医院这个口号是：爱惜老人就是关怀自己的未来；爱惜老人就得关怀自己的未来。我常常说，需要要老人的人啊，我是跟一敬养之老。 所以你们是不是嫌老人？如果你嫌老人，那我告诉你，你会很怕自己老，因为你所嫌的那些老人，讲多美，挑麦基，讲我麦，没情路，哎，很快就是你了嘛。那你不是怕得不得了？可是，如果你爱老人，你就不会怕自己老了，因为这是个过程啊所以我们要爱惜老人，就是什么？ 就是关怀自己的未来，我们要去学习他。这是我们开设这个“ home 老人会所的我们的口号。好，我们开设这个会所了。那谁是我们的服侍对象呢？我们要服侍哪些老人呢？好，三种老人：第一，丧偶独居的老人，一个太太或者独母已经没的给。 给老人，那有的老人感谢主还会去吧？可是有些老人行动可能不便，不要说去吧，连街上都不能够，他不能只能够在家里。那么你知道这些老人如果八十岁的话，十个老人当中有八个会有忧郁症的，八十八的，我们要给这些老人关怀，让他们在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爱上。还有。 三条路嘛，有很多的长者。过去八个月时间，我探访了四百五十次。我看到一些长者，儿女很孝顺，不过他们一个人在家，因为儿女为什么早上七早八早就要去做工了，然后晚上回来，你知道吗？这些一个人在家的老人，很容易发生什么事情啊？很容易发生意外呀。他们是那种罹患。 忧郁症发生家庭小意外，什么叫小意外？刮到了，滚去投骨了，过来没给下月过来，越疼越骨，就是这些。还有行动不便的老人，六十岁或以上，这是我们服侍的。那我们所开设这个医院，叫做会所我们给老人日间护理，你懂了 在西定、干嘛？摩七定或者北定，这是同一时间呢好继续有没有没有这边没有哈。我们会提供在我们这个医院里面那些长者免费的午餐、免费的下午茶、免费的晚餐。当然，如果我们不是属于这个年龄的，不是属于这个。 群主的、做群的、群体的，我们也可以来祈愿呐，我们也可以来这个医院呐，我们也可以来用午餐、用晚餐，我们陪着跟这些医院的老人们谈谈话，陪他们谈话、下棋，或者叫他们唱诗、祷告、读圣经。因为在这个医院里面，每一天早上十一点。 开始都有半小时或者四十五分钟的灵修会。医院，我们开设医院是什么 vision 呢 t h r e e g vision。God, good, growth, God，就在这个医院里面认识上帝，盼望的生活；good，那是品质的生活。 我们预备健康的食物，午餐、晚餐，让老人吃了身体健康。不是我们买些药，我们买，我们买些药下给娘。我芙蓉堂是全马第一间教会，我的工会教会开设老人院十四年了。我明天还要去看他们，明天我要去芙蓉扫了牙，因为星期二、星期三在吉隆坡开会，我去看他们。 以前如果牧师娘回娘家，我就去老人院跟老人一起吃，因为我知道老人院的食物比外面的食物健康。然后我也可以跟老人家谈心谈话。弟兄姐妹，叫做 “good 品质的生 grow 教会办老人院，你知道老人最怕一个人，最怕寂寞，最怕孤单，没有人谈话。但是教会开办老人院最好，因为教会有很多团体。明年开始。 我们安排每个团体、每个肢体，一定的时间都要去老人院那边跟老人谈谈话，在那边庆祝节目。哇，老人发现到自己很宠爱哦，被大家记得，没有被人家忘记，记万众宠爱有一生。所以，当我芙蓉堂开设医院的开设七院的时候，我告诉大家，能够进入芙蓉堂这个老人院的，不是被人家忘记，不是被人家不爱的，而是被人家爱才有机会进来。 进入福缘堂的老人院是要排队的，因为我们没有那么多，我们不容纳很多人。我们最重要要给老人要照顾的好，让他们在晚年有一个王谐啊，像黄金一样的生活。所以就帮助我们回来这边，三 G，敬拜生活、品质生活、成长生活。所以医院我们的会所是一个充满着爱，充满着关怀。 长者们在一起，有一个很融洽、有一个和睦的这个环境。然后我们借助这个医院，我们要推广、推广孝亲敬老之道。我们不是要跟人家养爸爸、养妈妈、养公公、养婆婆，而是你孝顺，但是你力所不及。我们欢迎长者进来，这是芙蓉堂所做的，弟兄姐妹们。所以我们会在这个医院里面。 我们会设开设了这个老人中心会所，我们跟老人分享上帝的爱和生命之道，我们给老人高品质的家庭式的光顾，我们也要提升老人跟家人跟亲人的关系，我们也要让老人继续的成长，继续的学习。这就是我们要开设的老人院呐。没有二十四小时，只是白天罢了。那牧师讲了这么多，你们会不会问牧师呀？当会呀，老人会做亏的丢那嘞？ 开在这里哎，你来看看哎，你一枚啊，开在这里。你们知道在什么地方吗？哎北们，哎北们。哎呦，那安阳少得是记好的吧？就是安阳少搞别错嘛，就是咱那来百姓倒霉啊！这个行业吧，行业木状态高状态少，只有错啊！感谢上帝，吾主，几位律师。 还有他的太太，啊，就是是叫几位律师，也是我们德勤高讲啊找了一样的，一台太监，那个风扇家啊，给举了样啊找阿姨。他们知道教会有这样的一个意向 Three G Vision，他们很高兴，他们要把这个物物质给教会借用给教会，一年租金十块钱。下面谁导演？这听清楚啊？ 因为上海世道，因为香港世道呀，训练谁道呀，他们也参与这个工作，要让三条路的长者们，基督徒也好，非基督徒也好，借助我们上一堂的这个 community service，这个社区服务，得到这个祝福啊！所以这个医院，我们算时间，我们。 下个月会开始装修，装修后的这个医院呢，在里面这个长者虽然只是白天不是晚上睡觉，但是会有很舒服的、而空气到都进重的地方。环境环境也是很美的，有花有草，还有我们会邀请医生，义务的医生定时来这个医院为长者们做身体健康。 检验必要的时候，我们也安排车辆，在老人来医院，或者从医院再去看医生，再去这个医院来回。弟兄姐妹们，这是我们要做的工作。我们都要三条路的老人，他们得到这个祝福，不要一个人在家看天花板，跟墙壁说话，而是来到我们的医院。 大家有很好的交流，接着祷告、唱诗、认识上帝。那为了给这个老人更好的关怀服侍，我们会聘请一个全时间的医院管家。他除了负责老人的这个丧事、医院的这个卫生清洁，他也关注老人。哎，有没有按时间吃药啊？哎，药吃了没有啊？还是吃多了？ 弟兄姐妹们，这是我跟大家分享要做的。讲了这么多，你们很关心一个问题，哎，这个医院的钱经费从哪里来的啊，请看我们欢迎人、邀请人参与奉献。我们坐在老人身上，就是坐在上帝的身上。我们欢迎人参加奉献，捐款还是筹款？我们今天下午医院装修小组。 礼拜后我们会再去看，我们做最后的看，然后我们要招标了。我们这次招标，我们的目标是多少呢？一百千一个家，家的意思是说，更多的奉献，更多的捐款，捐款就会让到我们的老人，三条路的老人、长者们，他们得到更多、更美的这个祝福。 如果你们看周报，我星期五那天我报告了，牧师带头，牧师率先，是因为牧师最先知道，不是因为你们忙啊。牧师率头，牧师就奉献了一千块。我在星球晚间崇拜讲大好的时候，我们的人中弟兄就来跟我讲，牧师我也奉献一千块，感谢上帝。但是我也知道一些弟兄姐妹们已已经开始奉献了。 因为他们星期五就知道这个事情，只是这个周报印的时候来不及，下个礼拜就会再印出来。所以你们看这个周报，第六面这边有一个很详细关于这个医院所需要的经费这个由来。欢迎弟兄姐妹们参与这个奉献，本地的、外地的、基督徒、非基督徒都可以，因为我们的目的，我们是要。 服侍老人，好像马太福音二十五章所做的，为他们所做的一切，都是做在主的身上啊！欢迎弟兄姐妹们，邀请弟兄姐妹们参加这个工作，因为这是我们教会，我们明年，我们今年，我们教会的目标就是 A、B、C，A 就是人数。 B 就是在行政管理这方面强化。C 明年很简单，C 就是 Community Service。而这个医院，是我们三一堂的一个社区关怀的新里程碑，New Milestone，也是围着我们的教会建立美名的一个历史工作。邀请弟兄姐妹们本地外地参与这个工作，这也是个机会。最后。 医院，我们有了这个医院在对面，你知道是很好的教育儿童，是教育青少年人学习孝敬公公婆婆、孝敬爱护公公老人、孝敬公公婆婆父母的一个最好的教育场所啊！小孩子去带过去，青少年去带过去，更加认识人老这个过程，爱惜老人就是关怀自己的未来。弟兄姐妹们。 让我们同心合意，我们来完成这个工作。这只是一个开始罢了。邀请大家，我们一起做。因为圣经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，服侍老人、关怀老人，就是坐在主的身上。一愿我们要开始了。我算那个时间，明年的正月我们就会开始这个工作，或者二月。那我们要起一首诗歌，叫做《愿歌》嘛，《一愿愿歌》。 我就选这首歌，《除你以外》，很美的一首诗歌哈。除你以外，在天上我还有谁呢？除你以外，在地上我没有所爱慕的。我的心肠，我的肉肉体渐渐的衰残。我说，唱这首歌，我们更加体会。啊，年轻人不大体会，但是你们今天听到牧师所讲的，你们就要知道。